从前有一个妇人特别懒，平时家里什么事情都是丈夫在做，她只知道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一天，丈夫要出门五天后才能回来，担心她太懒以至于挨饿，就烙了一张大饼套在妇人脖子上，够她五天吃的了。于是放心出门而去。等丈夫回到家，妇人已饿死三天了。 丈夫很惊讶，进房一看，套在脖子上的面饼只是吃了嘴前面的一块，其他的地方一点也没动。